课文一，在公司。周经理，下个星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？你有什么事？我的一个老朋友结婚，我跟他两年没见了。你一共想请几天假？三天。生词：请假，一共。